是人是鬼，一看便知。看清一个人，无需日久，三招识破。我们的一生要遇见形形色色的人，从懵懂的无知的幼年，到个性鲜明的少年，再到在社会摸打滚打的中年时期，直至退休在家的老年，我们这一生和多少人打交道，数都数不过来。有的是擦肩而过，有的是泛泛之交，有的是无话不谈的密友。 有的是在经历了很多坎坷之后渐行渐远的普通朋友，也许等我们老了回首过去，才会发现哪些是我们该好好珍惜的，哪些是我们该保持距离的。其实看清一个人无需日久，三招教你轻松辨别是人是鬼，一看便知。一看他面对金钱的态度，古人说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，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。 金钱固然非常重要，有了金钱才可以保障家人衣食无忧，过着安稳的生活。但是做人是有原则的，生而为人，对我们来说，除了金钱，还有更重要的事。为了金钱不择手段，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，这样的人是可怕的，没有底线的。在面对这样的人时，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，他就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。 而金钱就像是一粒火星，两者一旦相遇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爆炸。而你就是最好的牺牲品，或者是最大的受害者。为了金钱，毫无顾忌、毫无底线的人，一旦发现，保持距离就是最好的方式。二，看他面对底层人员的态度。有的人摸打滚爬了半辈子，有了小小的成绩，便不得了，成日间拽的二五八万一样。 无论是外出遇到服务人员，或是生活中比自己些许弱势的同事，亦或是路边的环卫工人，总是不可一世的态度。在服务人员面前，把自己当做上帝，百般刁难，还美名其为“服务上帝”是他们的本职工作。在不如自己的亲朋好友面前，冷嘲热讽，阴阳怪气，来彰显自己的了不起。其实。 面对弱势群体，即便不能做到伸手帮扶一把，也大可不必洋洋得意，用他人的落魄当做茶余饭后的笑料。对底层人员的态度，体现了一个人的基本素养。如果一个人对底层人员尚且做不到基本的尊重，你又该如何保证他会对你尊重？三，看他面对挫折的态度。古人说：“人生不如意，十之八九。”人的一生磕磕碰碰是在所难免的。 就像月有阴晴圆缺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人生有了挫折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面对挫折一蹶不振、自暴自弃，或是怨天尤人、暴跳如雷等等。这些直接决定了一个人是不是情绪稳定。面对困境、面对挫折，能够静下心来分析事情出现的原因，积极的去寻找解决的办法，这才是一个成年人最基本的心理素质。一味的怨天尤人。 自暴自弃，只会把自己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和这样消极又没有自制力的人在一起，多少会受其影响，无形中自己也会变成和其一类的人。化人难化骨，知人知面难知心。人和动物的本质差异在于，人具有思想，会伪装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把自己不好的一面隐藏起来，而把自己优秀的一面展现给旁人。 想要看清一个人，参考他面对金钱、底层人员和挫折的态度，这三个面相可以为你准确的甄别这个人的本质如何。面对金钱，爱而不贪；面对底层人员，尊重不轻视；面对挫折，沉着应对。这样的人才会成为你的良师益友，在你困难时为你出谋划策，在你迷茫时为你指点迷津，在你成功时坐在角落为你鼓掌。